课文二，在教室。我喜欢历史课、体育课，不喜欢数学课。为什么？数学也很有意思呀。我觉得数学比历史难多了，我听不懂。别担心，我可以帮你。好啊，我们每天学多长时间？一两个小时吧。生词：历史。 体育、数学。